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营、高辉、小兵。O K，今晚嘅钱钱钱打到嚟又嚟啦。咁啊，头先喺 Facebook 同大家預告預告咗啦。今晚個美國數據咧就非常之。